那都用在当时，用在当人，你还不能拿到了现在来用。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个人，都是从一开悟的。啊，临济祖师那个德善祖师不是为了被这个老婆婆问的哑口无言吗？啊，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哎，这我在点哪个心呢？ 它不是疑心是什么东西啊？啊，它一直移到什么东西？一直缠到缠黄龙禅师是开悟的。那你们现在为什么现在这个用这个功夫能用不上去呢？个念佛是谁怎么也用不上去？嗯嗯。说破了呢，这个宗门下这些个语言说破了就不值钱，啊。 说它不值钱也不行啊，啊，人家是这么疑的，你那么悟了，啊，你怎么疑法的呢？所以现在呢，就是大家共同参与的念佛是谁，禅堂、广门寺即作为专门禅宗道场，专讲念佛是谁，啊，不讲其他的法门，说是那个你这个呃，回光返照嘛啊。 禅堂里像没这句话呀，禅堂里开口念佛是水，闭口念佛是水，啊，跑香不离念佛是水，坐香不离念佛是水，睡觉不离念佛是水，出入往返不离念佛是水，睡觉做梦不离念佛是水，就做这个功夫，而且这个调呢是定下来的，任何人也不能够偏离，哎。 啊！说这个念佛是谁？既然你不能用，你就给我念念咒吧。啊！这念佛是谁？既然你功夫不会用，你就给我念念佛吧，免得背来生犯债。这个慈悲心是发不得的。嗯，尽管从外边来的人啊，修什么法门都有的，有的是从念佛的道场来的，有的是从什么道场来的。 啊，那个不怕啊！那么他既来了，都是向往禅宗这一法，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引到这条路上来。这是长，这是高门寺作为专门禅宗道场的责任。任何人不能偏离这个轨道。啊，比方说我们在禅堂以外。 尽管我们是广州市的人，到了禅堂以外，那有些出发心的，你说我这个我是禅宗的，我是禅宗的人了，啊，你不都禅的我这他不懂哎，啊，那你跟他说等于说，那就不好听的话那就不好听了，啊，那他不懂，那怎么办呢？哦，你就念念佛吧，那个可以的，这在禅堂也不能讲啊，哎，禅堂是不能开这个方便门的，啊。 过去常讲的嘛，禅堂念一声佛，还要洗禅堂的，嗯，佛这一字我不喜闻，照照老人讲的，啊，所以禅宗这方高就高在这个地方。就禅宗的道理讲，佛这一字我不喜闻。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赵赵老人，你老人家做两国的国师，你将何以报国恩呢？ 他说：“那么，阿弥陀佛，啊，用处不同啊，嗯，在禅堂里就讲禅堂，佛这一字无不可闻。用功的人有佛处不可住，这不可住，因无所住，不是不住不可住吗？我那个佛的地方能不能住？也不能住。” 他说，让我们有佛的就不能住，住在没有佛的，就没得佛的就赶快走。啊，这就把你的警戒呢要提得很高。无住啊，什么地方都不能住，什么地方都不能住，你这个念头都不能住。啊，用什么办法能够做到这一点？参天佛是谁？ 哎，念佛是谁的？高贵处就在这个地方。过去的祖师都是从这条路上过来的啊！啊，去年老和尚也是参念佛是谁开悟的？是在高门寺这个禅堂开悟的。既然是在高门寺这个禅堂开悟的，他必然是参念佛是谁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老和尚是在金山住禅堂开悟的，那更加不要说了。啊，你们看看，我们家的老和尚，他自小呢是念佛的，自小很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他就拜了一个师傅，那个师傅呢就是这念佛，他能够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念到睡觉做梦都在念佛。哎，师傅一看这个小伙，这个小小孩不错，有善根。 啊，回过头来就问他：“你这个佛是哪个念的？你晓得不晓得？”哦，这一问，嗯，就像一个记力团一样，啊，卡在喉咙里，想要吐吐不出来，要吞吞不下去。从那个时候开始，老和尚就一心一意的就想望这个念佛是谁，不是哪个念。 是这、怎么能在家里，遇不到这个地方了。后来到了金山呢，看这金山呐，哦，处处贴着念佛日就好了，这哈就找到念佛日谁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离开念佛是谁呀？他就能相信呢？搞么是我们这个处处也贴了很多的那个红纸条啦，念佛是谁，赵公华头啊？对我们现在的人起作用不起作用呢？ 唯恐大家忘记了嘞，哦，所以处处啊贴那么空纸条，啊，提醒大家注意。 <clears throat> 陈明夫是谁？用这个功，那是有深有浅的。 啊，自己清清楚楚的明白自己，我这个功是不是用念佛是这些功，功夫用到什么程度？说什没有开悟，说是我已经开悟了，啊，说我已经是过来人了，啊，现在的人这种病还不是在少数的呢。 啊，有好多人就说我已经成了佛了，不是说开悟还不行啊？我已经做了法王了。啊，他就这么说，他偏偏就有人相信，哎，他有人相信呢，那这不是怪事情吗？我已经成了佛了，你成了什么佛啊？啊，啊，我已经做了法王了，什么法王啊？ 法王与法自在才能成为法王，你自在不自在呀？啊，你说你成佛了，你的觉悟程度有多高？成佛了，开了悟了，假如说我也把这个电灯都关起来，你什么都看得到。嗯，就这一点，我就考验考验你。哎，你不相信那虚老和尚？那是哪一位法师讲的？讲出来一段故事吗？ 薛老和尚有一次在在住山，有一天呢，呃，从山上下来到城市里向有事，回来的时间呢天气晚了。这个薛老和尚啊，当时住山呢，他是用功的人，心是定的。虽然回来天黑了，越走这天越黑了，越黑越黑了。哎，他呢心是定的，他眼前呢是亮的。 他那个路呢就照走，正在回去的这个路上呢，从山上下来人呢打了个灯笼，在路上一碰到，哎，这是那个徐老夫是吗？说你怎么这晚才回来呀？哎，你也不打个灯笼啊，天晚了怎么看得到？经这个人一说一提醒，哦，这个徐老胡他天黑了，哦，就是这么一个天黑了，这一句话一说，这天就黑下来了。 那还是在走路啊，他心是定的。虽然天黑了，他看着这个路呢，他看得到，他不以为是黑的。一起了一个念头，说天黑了，马上天就黑下来了。嗯，啊，就看这点小事。如果你的功夫用到这种程度， 那你晚上可以不用灯。这个在禅堂里过去用功的人多得很，啊，这算什么呢？不算个事情啊，说说我这个功夫用得好，我这个能够入定，我这一定能够定多少时间。 <laughs> 当然啦，要比我们来说嘛，那是不得了啊。我们不不能入定啊，啊，一天到晚我打我打妄想，那入定是不容易的，啊。 那你这个定，还是有出还是有入？有没有出入？如果有出入，这个定不是大定，大定是没有出入的。二层人那个定，都不算大定。啊，二层人，呃，你要想想叫他办点什么事儿，要关个什么机，他不要，他没得办，法，他要入定，他才能关呢。不入定就不能关了。你你们大家想想看什么道理啊？嗯。嗯。 说这个人有善根没得善根，我一眼就就看到了。哎，二乘人就不行啊，二乘人要入定观的，这个定的功力，他心清净了，心清净了，过去、现在、未来他都能看得到。当然也要根据你的定力的深浅，定力深了八万劫再长的时间他都能观，定力小了就不行啊。所以一切修行的法门。 都是修这个定，啊，大家注意啊！一切大小乘法门都是修这个定，啊，换句话说呢，就是修这个清净心。 <clears throat> 心定了，这个心就清净了。有妄想，你这心清净吗？有妄想，你这个心能定吗？ 修定不但我们这个佛教的修行人，佛在世的时候，印度那些个外道都能修定啊，啊，那个印度的外道本事大得不了啊，那讲神童，情何在耳，变世为阳，呵那比中国那些个那那些个呃那些那个道教的本事那个是不能相比的，九十六种外道，他也能他也修定了，修四禅定能够修定修到。 啊，四空定，你看他多大的本事啊！啊，比我们一般定个几天那是不能比的。但是他那种定呢，他不能出三界。就是我们一般用功的人，功夫用到一定的程度，他也会进入这个境界，啊，也必须要经过的。这是四禅定，啊，四空定。啊，正修行的人呢，他不住。 啊，一经过就不住了。外道的他就住在这个地方。用功要起一情，打破一情就开悟了。虚老和尚那么常讲的，哎，杯子落地开悟了，杯子落地，这是一个因缘嘛，啊，开悟的人。 境界就变了，嗯，我记得上次去老和尚开悟时候说了四句话，还有四句话呢，啊，一个是悲自普落地，响声名利利，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戏。啊，狂心戏，当下戏，歇歇菩提啊！现在的人能歇不能歇啊？狂妄之心，拱高哪慢。 这叫什么心呢？叫做狂心。就凭这个心，你还能入道啊？嗯，还能开悟啊？那是南极远而北极折，就是说，我要想开个车子，向南走，向南走嘛，你车子朝南开呀，你车子朝北边开怎么能到南边呢？啊，狂心当下起，什么叫做狂心呢？大家？ 自己审查审查自己，什么叫做狂心？狂妄之心，自大之心，瞧不起人的这个心，唯我独尊这个心。你看这个心与道相应吗？平常心是道啊！我不是前不常讲的吗？什么道呢？道是平常。这个“平常”两个字。 谁都会说，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你说你恐高心，那个心平不平啊？骄傲心，你这个心平不平啊？看不起人这个心平不平啊？不平哎，啊，不平怎么着？怎么着？怎么怎么能算平常呢？平者是平等啊，啊。 心佛即众生，是三五差别，不是平等的吗？为什么事情老是瞧不起人呢？啊，功高自大呢？啊，还说自己了不起呢？就这个了不起，一个钱都不值。这说的大家，希望大家注意哎。哎，禅堂里向讲用功，就要把这些个道路都要打扫清楚，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前进呢？嗯。 那是《金刚经》中讲的嘛？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啊，你这就个高，你一功高就有高下了，有高下吗？先要把我们自己这个心态，要想用这个功，要想了生死，修禅宗这个大法，这心态要好。啊，心态好呢，你这个心就是法器，才能够。 容容纳这个大法，不然这个大法在你心里想没有立脚的地方，啊，没有立脚的地方啊。每个人都要注意这一点，啊，我们就不要去点破了每个人有这种，呃。 有这种现象的，都要注意啊！嗯，船的讲开始，前面扳手手讲开始，后面扳手师傅都要在。哎，你要听也好，不要听也好，你不要听，你就用你的功啊！哎，说讲开始，我们先打招呼啊，老三上座，哎，这个都是闲言语，难免要打闲岔的，你不要听啊。那还有初三晚学呢。 他还要听听呢，啊，因言悟道，戒骄敏心，嗯，这说话，啊，也是也还等于开心的钥匙一样啊，嗯，虽然是假的，但是毕竟是他是标月值吗？ 不是谁这一法，也不是修观，不是我我天台宗啊，什么我华严宗啊，什么唯识宗都有观法啊，啊，楞严经呢，还有什么二十五圆通，嗯，还有什么呃，这个反问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这个在禅堂里向呢都不许讲，他这个路呢跟他不一样，不是一个路，二十五圆通。 都通的，都是远通的，但是根性不一样啊。慈方真教体清净在音文，啊，从文思修入，他有一套办法入三摩地。那宗一下这一法呢，特殊高，的直指，不要假丸子，耳根远通，只用生辰做合适的。 禅定佛说这一法呢，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不带弯子的。这个直指，啊，其他一切法门呢，都带弯子的，它不能成为直指。啊，只有禅宗这一法成为直指啊，最直接的了。你说禅宗这一法，说是难呐，那从道理上讲呢，是最容易的这一法。不道哪一法，比这个禅宗这一法最容易了。 找念佛的人，念佛的是谁呀？找这个念佛的这个人，不不晓得是是是是哪个念的，啊，到哪去找呢？到外边去找啊？不是叫你到外边，到外边找找不到的，他也不在外边嘛，啊，说在里头，在里头也不在里头，里在什么地方呢？啊，大家都晓得个冷眼经啊，冷眼经那个其处真心，心不在内不在外呀，啊。 在什么地方呢？它必然有个地方了，啊！既然有一个地方，就要找。嗯，如果说你晓得我这个心呐，心那么心偏一些处，处处都是心，处处都是心。你现在你还做不到，啊？你处处都是心呐，啊？能够做得到吗？嗯？禅宗这一法，你要用这个功，首先对这一法你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不容易建立的。 老实说是不容易建立的，为什么？因为好多出发心的人不得其门而入呢，就是没得这个信心，啊，不晓得这一法的贵处。禅宗这些个过去的祖师都用这一法接人的，啊，都用这一法接人的。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德山也好，灵界也好，不都是走这条路吗？嗯，这就是我们的日用而不知，只晓得什么试试，啊，不晓得什么道理。 建立一个门庭，树立一个宗旨，那是要好好叫像叫像这个像一条船在大海里想走，要必须要有人掌这个舵，啊，这个舵如果掌力不好，那就任风飘了，啊，搞明是，哎一心一意的，要把这个禅宗道场，哎，要把它搞好，全靠大家共同努力，好好用功，啊。 不能够走歪门邪路。至于说是从外边来的，你过去的念佛的也好，持咒的也好，哎，那是你带着来的。到了禅堂里向来呢，我们是共修，啊，共同修这一法，这一法，我们用一支香来说，你这一法一门深入，那你就说是一切法都通，这一法搞通了，什么法都通了。 那么这一法呢是根本大法，佛法的根本，在禅宗上呢讲讲的这些叫正法啊。我们行的什么法？行的是正法呀。那么什么叫正法呢？正法这个法呢无处不在，你也有，我也有，诸佛菩萨有，凡圣都有啊。说山河大地有，草木丛林有，砖头瓦块也有，都有。 没有处不在的，无处不在的，无处不有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也有，这还不好吗？这还不正吗？啊，处处都是佛法呀！你看虚云老和尚开了悟以后，他说了这么几句话：啊，烫招手，打碎杯；啊，家破人亡雨难开；春到花香处处秀；善和大地尽如来。虚老和尚开悟。 他见到的这一个境界，季节说的这么几句话。那个吃茶倒水，一看烫着了，把杯杯子掉在地上了，烫着手打碎杯啊！这一掉下来，可了不得呀，家破人亡，什么家，什么人呐？到了家破人亡那个境界呢，就不是语言能够说的了。 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要说是我们开了悟的境界，就是连我们一个人吃一杯开水，说冷的还是烫的，这个冷的什么样的，烫的什么样的，那只有自己晓得啊。语难开，这个地方就是这语言，就语言道就不能道了。春到花香，处处秀。你看看，到了春天到了，这个大自然的境界。 春天到了呢，你看看，呃，百花齐放，啊，处处鸟语花香，这是个自然的。那个开悟也是自然的嘛，功到自然成。到了开悟的时候，他就看到，哦，哎呀，我过去做众生，看到这个人呢，有长有短，有是有非，啊，开了悟以后，嗯，山河大地都是如来，不但看到人是如来啊，山河大地都是如来。哎，你看他是什么境界啊？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人呢，就是我好，你们都是凡夫，啊，大家伙结起来。 禅宗这一法，又叫心地法门。心地法门。 宗门下常讲的， <clears throat> 知止人心，明心见性，不论禅定写作，只论见性。所以过去的人善根深厚，啊。 啊，不要用功，也不要打气，这凭天命来做什么呢？嗯，一言半句就能够明心了。那假设我们不是这种根气，要想明这个心呢，就要下功夫。 禅宗这一法讲明心呢，它讲知止，啊，我们禅堂有一块，啊，有一块那个竹板呐，上头写了叫知止， <clears throat> 这是禅宗的宗旨，不讲方便，也不要绕弯子，啊。 直截了当的，就点到你这个心上来。为什么呢？心也是万善之源，啊，也是重罪之冤数， <clears throat> 都是心造的，司法界都是心造的。 修一切法门，无论是大乘法门、小乘法门，凡是佛的这个我们这个佛的正教，都是修心的。那么，既然讲知之人心、明心见性，那就说明了。 我们这些人呢，还没能够明心，也没能够见性，啊，所以要有人给你指，这个叫指指。现在禅堂里想参天佛是谁？照顾话头。 这个用功的方法，就是禅宗的知止。那怎么怎怎么知止法的呢？嗯，他必须合乎这个道理。禅念佛是谁，就是知止人心，明心见性。照顾话头也是这个样子的。 有些法门，有方便，啊，先要用方便作为一个助道因缘，慢慢慢慢呢就上了正路。 <clears throat> 差不多其他法门都有的，我有禅宗这一法，不讲这个。 进了禅堂，就讲念佛是谁，直截了当，也没叫你去调身，也没调不好，心调不好，那你这个用功是有妨碍的。都是我用功啊，我这气就不顺。 啊，用功啊，我就气疼了。这个都是由于不会调身，不会调心，不会调身，不会调心的，就是不会调这个念佛是谁，用这个功。啊，有的人说是，那我们在别的地方用功啊，都要用用什么属系观呐，什么观呐。 禅宗从来不讲啊，如不说说你要参念佛是谁，先要消暑气关先把个呃细调好。禅堂是不许讲这个道理的，会用就在起疑请提念佛是谁，佛是哪个念的，到底是哪个念的，啊，佛到底是什么人念的？ 就在这个反复追究的过程当中，把自己这个戏就是出入戏调好。既然讲一切唯心造，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身心也是心造的，啊，心既然能造它，就能调它。 你看看禅念佛是谁？呃，这个禅到移情得力，啊，妄想歇下来，啊，啊，稍微有一点修泄处， <clears throat> 心定下来了，什么都定下来了，不但是调出入戏呀，啊，到了一定的。 那个定的程度，那个出入戏都没有了，还调什么呢？啊，还要你调吗？那你不会用功，这个出入戏开始用的时候呢，总感觉自己不顺。用功讲到用心。 对初发心人说：“这个禅堂里向啊，初发心你不要注意啊。既然讲用心，这个佛法从来不讲用脑子啊，佛教就心的法门呐，没有讲说说说说是用脑子的。现在的人呢，遇到什么事情，他首先就抓头，抓头就用脑子。” 啊，你这个脑子不灵啊！啊，那你多动动脑筋呐！佛法讲中道，既讲中道，既不能上也不能下，也不能左也不能右，啊，保持这个中道的这个气氛，这样用。 不是念佛是谁？既然有这么一个情绪，那你把这个情绪开始用的时候，总是有意识的。你把这个情绪放在什么地方呢？嗯，放在脑子高头，在脑子里想，有意识的把这个情绪放在脑子里想用，这个不好啊。嗯 也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凡夫的身心，在我们这一个人这个身体，这个心在什么地方呢？这心也不在脑，不在不在脑子里上啊，不在头上啊，啊，也不在脚下呀，这心在当中啊。 不是说的吗？你这个人呢，心不放在当中啊，心坏了，啊，心不在当中吗？嗯也要善用心呐，这就要善用心的，啊，善用心就是会用这个心，也不能过于向上提，也不能啊过于向下沉。 那都影响我们的啊，它对身体呢都会产生不舒服。嗯，保持中道啊，保持这个中道啊。说我这个坐下来，这个出入戏为什么要调出入戏呢？调出入戏是有心的，调出调出入戏。 首先，你这个心就不在念佛是谁高头，那就离开念佛是谁了。禅堂这个宗门下讲直指啊，直接指这个心，要想见这个心，要想明这个心，要想修这个心。 那么在佛法里讲，常讲这这个心呐，心不可得啊，没得形象啊。虽然是迷信了不可得，心呢是没有相的，啊你说它有，是有的，啊，你要找它是找不到的，就这么个心，啊， <coughs> 找也找不到。 现在要明这个心，要修这个心，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这个心有毛病，没找毛病修这个心做什么用啊？蛮好的东西嘛，要修为什么要修呢？我这房子蛮好的，不要修，也不漏雨，呃，也不透风，要什么修呢？说明了这个心是有毛病的。凡是用功用不上去。 都是呢，在这个心，就是自己这个心，没有做深刻的检查，嗯， <clears throat> 究竟我这个心有病没有病？这个病要治不要治？用什么办法来治这个病？ <clears throat> 这个心有病没得病啊？ 如果自己认为我这个心没得病，那你就不要修了。没得病没有了嘛，还要修吗？心的病太多了，八万四千尘劳烦恼都是心病，一切生死。 都是新造的， <coughs> 有贪心没得贪心呐？有诚心没得诚心呐？哎，我就不要说那么多。你有妄想没得？这个妄想就是心的最大的、最根本的这么个病。要了生死。 先要了这个妄想，要想成佛，也要先了这个妄想。啊，说多了不知道，妄想都有啊。这个妄想既然有，要了生死，要成佛做祖，要怎么样子，要出三界，还要啊，不要修这个心吗？嗯，怎么修？宗门下呢，就这个这个参见佛是水。 先要把这个心的病找到，啊，再想办法找修心病的方法，啊，那么你这个功呢才有功可用，不然的话，所以有人说这个这功不会用，一心起不起来，知止是不假方便。 那么其他的修行的法门，再教下，什么修观呐？呃，特别是在教下，你看那个修天台观，呃，修大指观，前方便有二十五方便。那我们既然传统这一法讲做知止不假方便，不假方便，二十五方便要不要呢？二十方便有没有呢？当然记住的。 都在参念佛是水这个过程当中，全部解决了，啊，全部解决了啊！只要你有功可用，会用参禅这一法，会起疑情，深信不疑。 啊，这是成佛的大法呀！啊，那个二十五方便。啊，如果你们是学过教的、听过经的，都知道。啊，首先要持戒清净。你说我这个修行的人，无论你修哪一法门。 属禅宗也好，净土宗也好，呃，你是教下也好，要不要持戒清净啊？持戒清净，持戒要是持不清净，人天的果报都不能得到，还想成佛吗？我们既然是凡夫。 也要吃饭，也要穿衣，啊，要衣食俱足，才能修呢。 <clears throat> 还有一个条件呢，要细注原物。什么叫做细注原物啊？细注原物，我们常常里向的讲话呢，叫做身心放下，万缘放下。 什么东西都要放得干干净净的，啊，那你从那个专门用这个功，哎，还要找个安静地方呢，就是没有吵闹的地方。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在十字街头打坐，啊，出发心的要有要筑道因缘呐，所以好多人呢他就。 哦，要去住山，要去住洞，那还想闭关，都是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 <clears throat> 那个第五呢，就是要有善知识。我们不讲二十五方便的，我们就讲这个第一个，啊，这个。 要具足这个众，具足这个五缘。你看禅堂的具备不具备？那么在禅堂里还不能，还说是不持戒不清净啊？我们这个就是持戒清净啊，啊！不但是小乘戒，我们是持大乘戒，持大乘心地戒。 啊！如果你在禅堂里真正是用功的人，他有这种功能。那我们现在在禅堂里也是不少不少衣，呃，不吃不少吃不少穿的，天天还吃包子，你什么得吃的啊？啊！反正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蛮安静的，啊。 过去人讲嘛，叫无量若处，啊，以无量若处呢，就是安静的地方，远离溃闹的，离放牧地的。原来讲我们这个禅堂起这个禅堂的时候，呃，就包括这些个要求。过去禅堂的设计有七重墙围着这个禅堂，啊，一般音上呢是不能进禅堂的。 那就现在高木寺这个禅堂，呃，要是比较起来，还是蛮安静的。 <clears throat> 那在这目前来说，高木寺这个地方比较还是安静的。你就到了这们现在这个晚上这个时候，基本上什么事情都停息下来，也不得阴声，还不安静吗？ <clears throat> 啊，你要在城市里想不行啊！我这次跑到厦门去。 住到宾馆里，想两夜都不能睡觉。嗯，那个城市里，想处处都有音声，不是这个音声就是那个音声，那怎么安静啊？嗯。禅堂里这么多的扳手师傅，啊，维洛师傅，啊，呃，都是为我们服务的，领导我们修行的。 天天还给我们，呃，开示开导， <clears throat> 这个五元就记住了，这五元不记住吗？嗯，那这二十五方面呢，有具五元和五欲、气五盖啊，呃，这个行五法，这个呃，气五盖。 调五事，啊，行五法，有二十五个方便， <clears throat> 啊，仔细看下来，禅堂里向一句念佛是水，全部包括在内。所以传统这一法呢，它讲直指，啊，开口念佛是水，闭口念佛是水，呃时时刻刻就点到你这个心上来，不绕弯子的。 这就叫做知止。啊，如果这一指指不到你这个心，你也见不到你自己心，就说明你这个心呢是有病的。这个病呢，就把你这个心呢给障蔽了，见不到。 <clears throat> 什么人见不到？自己见不到自己的心。如果自己觉悟高一点。 感觉到我这个心见不到，我这个心就有病，这个病呢是不好受的，啊，哎，是一时一刻都不能容纳的，那你时时刻刻就要用功，就想办法修这个心。虽然说这个心本来是清净的，何其自性。 本来清净，本来是清净的。要照道理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心呢，本来还是清净的，嗯，还是清净的。道理说还是清净的，嗯。那个《陆继颂》不是说的嘛，“动静理全失啊，刑场是尽非啊。” 命命随物去，渺渺不知归。动静理都是的，啊，是什么东西呢？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就是这么个，就是这么个，就是这么个理。动静理全是。 可是我们现在从无量劫来起惑造业，到了现在，把自己心障蔽着见不到，啊，所以就苦海无边了。假设你对人生稍微有一点贪恋，啊，你这个三界都出不去，啊，这生死也了不掉。我们看。 一切法门修行的方式方法，说他所达到的目的，跟禅宗这一个法呢是无二无别的，没有两样，啊。那个《楞严经》有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圆通章，啊，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 反问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这个呢都是大家凡是用功的人呢，经常是落道的，就欢喜说说的。啊，反问文字性啊，嗯，性成无上道啊。那有些人他反问文字性，怎么怎么怎么文化的？啊？什么叫做反问文字性？ 啊，就是反问文字性嘛，我就是个耳朵，我不听别的啦，就听我自己耳朵有个音上，我就这个就反问文字性啊，这完全是，嗯，胡说八道，啊，那个耳根圆通。 一上来，一直到最后，他所达到的目的，就跟禅堂的用功一样的。啊，但有人不晓得，有人不晓得这个反问文字性，好像是说的蛮好，蛮有道理的。一层一层的深入，一层层的人深入，啊，一直到最后呢，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啊，忽然超越世间十方圆明。 达到这个程度，那就是二十五圆通，那个耳根圆通，生灭寂灭，聊生死啊，就是聊我们的生灭心呐。我们这个生灭是什么心呢？就是我们现在打妄想，一天到晚打妄想，这个妄想呢是有生有灭的。 我们是本本源清，本源这个心清净心呢是没有生没有灭的，啊。如果他传他了讲用功，这些话呢都是闲言语，都是打闲岔的。但有些人呢，这偏偏呢，哎，你叫他参念或是水他参不进去。 啊，他去搞反问文字性，嗯，啊，他就是一山那种反问字文字性，回光返照， <coughs> 《金刚经》讲的非常好啊。凡是大乘法门修行的方方式方法，都是引人引到什么地方呢？叫你这个心无助，因无所住，都要达到这个，都要达到。 这个地方来， <coughs> 云何营住？云何降伏起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起心。啊啊，就是应无所住而生起心。把这个几句话。 啊，如果你们稍微能够理解，你到处处去印证，去印证，嗯，合乎这一法的，那就是福的究竟大乘法门。啊，凡是一切大乘究竟法门都合乎这个法印。嗯这一个法印呢，那叫个实相法印，的教中讲实相法印。啊。 没有两条路的，嗯。但是教呢，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啊，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 如是见增闻所闻尽尽问不住，啊，脚所脚空空脚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寂灭现前，一步深入一步深入，凡是有住的地方都有住，啊，脚空都有住，住脚住空都是住，空都不能住啊，啊，空都不能住嘛，你想一个这个到什么地方呢？那到了生灭寂灭了，到了寂灭相了。 寂灭相呢是没有生灭的，生灭寂灭就寂灭现前，《法华经》中也说的很清楚的，诸法寂灭相不可以演宣呐。这个地方呢，不是语言道，不是心行处，不是心行处，就是叫你这个心无助的。而宗门下总过八总括八万四千法门。 啊，讲出最这最最直接的这么一条路，就是直指人心，直接指到你这个寂灭相。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用功的，不假方便，不要什么属系呀，还是这个关呐、属系关呐、不净关呐、什么关呐，不要的。 <coughs> 那么这才叫直指啊。 如果我们这用功是不用功，我这个心气不好，这个气着不顺，先要数气啊，数个几年气，再来参念佛是谁呀？那就不叫知止了。了解禅宗的贵处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禅宗这一法是八万四千法门之上的这一法，也就在这个地方。 啊，说是教外别传也在这个地方。心有生灭是病，这是个大病。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因为不晓得这个心有生灭，呃，晓得这个心有生灭有妄想。你说这个妄想怎么样去除这个妄想呢？怎么样歇这个妄想呢？啊？ <coughs> 说单纯的我这个妄想我不打，什么妄想也不打，好妄想也不打，坏妄想也是不打，啊，无所用心，一味的歇， <clears throat> 当着你这个一味的歇，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妄想，啊，这个就是个妄想。 嗯，无所住啊！你就歇在这个歇这个地方，这就是住在这个歇这个地方吗？这个敷法敷法就像播那个播那个芭蕉树一样，一层层的播一层层的播播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讲到一修道、一一行道，念佛， <coughs> 念佛也能了生死啊，啊，跟念佛了生死，他就不能讲知止，啊，不能讲知止啊，一切法门都不能讲知止，唯有宗门下这一法，直指人心，直接一切善恶都是心造的，施法界、仪正庄严都是心造的。 了就了这个心，啊，了了这个心呢？了什么心呢？就了我们这个妄心呢？因为这个妄心本来就是虚妄的，是可以了的。真心不要了，那真心要了，它做什么呢？啊，真心是不能了的，也了不掉的。妄想了了。 那什么都没有，了在业障本来空。那个永嘉大师说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脚后空空无大千。”对于消佛的人讲用功的道理，有很多的道理呢。 如果你一味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理解，什么都不明白，这个对用功呢是有些吃力，对你这个建立信心呢，呃也是缺乏条件的。用禅宗这一法不建立信心，你这个禅宗这一法心用不上去的，很难用。 但是初发心的人，对是初发心消佛的人，对于佛法有很多的道理，就是有点弄不懂，啊，这个不但是大家都一样啊，我们也是从这边过来来的，哪个不懂啊？什么叫生死啊？什么叫涅槃呐？啊，啊，啊？什么叫真如啊？什么叫法身呐？不懂，嗯。 说是梦里明明有六趣，脚后空空无大千。如果一生开了悟了，脚悟了，那个大千世界都没有了，那我什么都没有了，路空的，我白修了。 <clears throat> 这些个佛法的最根本的、最要紧的这个基本常识，有很多人呢，呃。 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啊！司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我们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